锵锵三人行，这个我要为我的声音向观众道歉啊！这个我一直在发烧，发烧，你知道这不算什么，前我这次发现了我们这个行业或者说是演艺人员啊，一个很大的麻烦，就是一个身体的麻烦。嗯，你知道，我前几天我还录广东台的一个节目的时候啊，那就是失声了，就完全说不出话来。 说不出话来，按说你就不要录了。可是你怎么办？所有人各个工种都来了，你怎么办？可是你用尽最大的力气啊，这是是发发不出声音来。于是，一开始你就跟人家道歉，发不出声音来，发不出声音之后你就站在这里。我们没有主持人呐，你就站在这里好了。幸好有个嘉宾，我说你替我多说话，但他也不知道主持人的事儿，所以你又得说。 但是，一说出来啊，通过这个话筒录下来，这个声音呢，就恐变了，恐怖。嗯。所以后来我说，我说这播这能播吗？你这播出去怎么办呢？最后我就得跟人说，就就只能是，你看有时候电视台就会到这样一个情况，你就打字幕吧，就就就交代这个情况，向人家观众这个道歉。道歉。然后你知道，原来这在电视台是一个经常的情况。当天，因为第二天还要录，当天夜里。 他这个这个这个台长啊，就找一个医生，一个医生啊，提这个小药箱就来了。我才知道，专门的这个，我还以为是给我治发烧的医生，他不是，就是紧急处理你的这个声音，让你能够继续做下去。然后拿一个那个带钩的那个一个东西啊，就把你舌头伸出来，蹭蹭就往里打那个就消炎的，直接打到你的可能是声带上。嗯。然后又拿出一个针管嗯。我说你这是什么？他说这个我我先跟你讲清楚哈。他说我呢就是。 所有的歌唱演员，包括你们主持人，他说我都经常找我，他说就是这种情况，你们你们必须得录节目，或者说歌唱加歌呃音乐会，观众买了票，嗯，怎么办呢？那么给你打激素，嗯，他说可是我跟你说啊，我跟要给你打激素呢？ 不能打得多了，就是一年你不能打太多，打太多就会有你知道非典之后，嗯，有些那个骨头都酥了，是，就是为了抢救打这个激素，骨脆了，就是所谓的打封闭。但你这个其实就是，所以你没看大夫嘛，你就发烧发了一个礼拜都没看大夫啊。你那天打那个针那个医生，我觉得有点听起来像那种恶毒的妓院老鸨，比如说妓女底下妹妹说客人这么多你怎么来月经啊，我赶快给他吃些药让他停经一下。 就这回事儿，哎，你不能这么说，你人心 <laughs> 人心人数，我们戏子，人家人心人数， <laughs> 人家人家是人心人数，对，但这个是专门服务做电视台的，就跟开妓院似的，不不不， <laughs> 他是专门服务戏子的，你不要你你不要一讲妓院嘛，你就是说他是女子运动员来了例假了，但还要那天去比赛，所以搞一点药物，还是徐老师比较文明，我一想就想到妓院，真是的，你说的对啊。 奥运会，对啊，人家到了那天决赛了，你怎么办？就得有手段的。你到那天不能来这个大姨妈呀？咱咱咱咱跳水的金牌啊，还是您二位高雅点。一想着想奥运会要拿金牌，我这脑子就想长三 <laughs> 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不 <laughs> 是我说这，哎。 你你是前两天在广州录影吧？呃，没有啊，不不不不是在广州，在另一个城。市，在另一个城市，反正刚录完嘛，前两天。嗯嗯。不是广东又多发了两起 H 七 N 九吗？不就是你传染的吗？就 <laughs> 持续发烧一个礼拜，你还去上班？其实你有想过你的问题很严重，窦文涛。是，按说是，但是我就跟你说。我该离你远点。对，我们已经试过一次了。那年那那个非典，哎。 非非得咱们仨，这就往这个杯子里喷呐，喷呐，喷呐，结果后来是谁就感冒了？怎么着？ 我忘了是谁， <laughs> 是我们三个是谁给吧，不是你，不是是我，在一个大学做了讲座，然后就到这里做锵锵三人行。啊，然后做完了之后，我们那个那个时候非典的时候都很紧张。哦，对，我还上就传来消息说文道文道刚去过那个大学已经是疫区了。是，我是的确有一有一次那回我有搞不清楚是非典还是什么。我非典之后一两年又有一个猪流感还是什么，我就染上了。我不是在家待了两个星期，门都不能出吗？ 我试过一回猪流感，没错没错，猪流感没错没错。反正我记得我们隔一段时间就要提个口号：珍惜生命，远离什么什么什么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就是这样。我通过这个，我就觉得你们讲的也对。按说呢，我不知道外国是怎么样，但是中国人就是这样啊。你你按说你要是病，你就休息，你不该上班，你就请假。是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些工作，你比如说我今天我录锵锵吧，他们要让我做个什么三分钟。 我明天得露出一个月的来，这要过春节了，我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你跟领导说吗他才不管呢，你你自己看着办嘛，你那你你你不录我们就开天窗，哎，这世界上就是有这么一个有一些行业啊，你不能病，或者说你病了，你你这要没死啊，你这要没昏过去，你戳哪儿你也得站在那儿，你说那你说要不其实不是，其实不是，这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业通常强调就是以人为主，比如说。 所谓以人为本的意思就是说，只有你才能做，所以你不能病，你病了他就没人替，也没别的东西能补。但是实际上应该有些备案，我觉得这些备案，比如说我做节目，我我我我一个那个节目就我一个人做嘛，现在我要是病了，我果断的就就通常我就请假。那但是你得先录好一些备份，或者是怎么样以备不时之需。要不然的话，万一你病了，你要想你回来碰到这种情况呢，你就贿赂朱幼婷，让幼婷来主持。 不就搞定了吗？来不及啊，来不及啊！ <laughs> 你而且你知道，我再给你。让右廷把坐你的位置，但腿是往放上头放。 <laughs> 我最近就 <laughs> 还好。最近有一个照片啊，就不是腿，是另一个部位，就搁桌上。啊？什么什么照片？什么照片？哎呦，算了算了，我们题外话不讲不讲。这很好说啊，这个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那个那个那个南非足球杯的那个波神嘛，最近要结婚了嘛。 他当初就是手机夹在胸口嘛，对不对啊？这很出名的嘛。那最近他们流传的一张照片，就是他同样这个地方嘛，他累嘛，他就搁桌上嘛。 哦，那你说那个我也见过，呃，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为那个要为那个波神呐，就就大波呀留下那个雕塑，你知道那个怎么弄那个雕塑啊？就是把那个灌模啊，就哗穿了一个衬衫，那女的就主持人一介绍，哇就出来了，出来了这是两一个吧台那样的高台，然后说来吧，把衬衫解开，绑， <laughs> 绑哎。 就是两个冬瓜，我就跟你说，这么两个冬瓜，脊椎怎么办？这种因为胸部大的女人都会有脊椎问题。嗯，对，这话题不是跑远了吗？老老骆驼祥子里面还说可以甩到背后去呢。对对对，我说你病好了，身体身体身体身体原因。我哎，我不说我，那著名的人民艺术家陈道明老师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最近他的一个话剧啊。对，在上海演的。叫什么？忧伤的喜剧的忧伤，补是补演。 你知道就会，他就这种情况。去年十一月份的我忘了，还是十二月份的那么一天，那当天晚上要演，然后他今天凌晨发高烧，发高烧呢，最后哎是幺二零急救车打点滴都没用，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吗？我们就希望医院发明一种东西就快，你管用，但是没有办法，烧退不下来，然后幺二零急救车把他拉到剧院，拉到剧院他穿换好了衣服啊。 就准备要演呢，那就站都站不稳，他就在那个边路条上去准备往上演。后来呢，怕出危险，怕出事儿。后来结果这仁义的书记和院长都赶回来，最后就出现了很少见的，叫做他们这个行里叫回戏。嗯，回戏就是大幕一拉开，这个领导啊，包括陈道明啊，什么都站在台上，再一次一次给观众鞠躬。就就这大家都买了票，这么冷的天儿。 都来了，但是他确实。那天好像还特别冷，说门口大家排队还排很久，有些人特别外地赶过来看戏。对，就高烧到这个程度。然后呢，就是你这你看这个照片，当时这照片，你看这陈道明烧成这个样子，也是没有逼角的，就烧是吧？就没有没有。他这个剧就两个演员，没有。你说你逼这有些事情就没有人能代替。你再看下边，他就给观众鞠躬。 鞠躬的时候，他都差点摔倒，嗯，幸亏这个观众都都原谅，就说哎呀，这他妈别演了，别演了，然后这才表示说啊，我一定补演，对，就是给大家要不就退票，要不退票，要不最近补演了，补演他他是肺炎嘛，当天晚上就送到医院了嘛，就是后来知道是肺炎，然后呢补演的观每张观众发一个卡，卡上这个陈道明亲笔写的那个道歉，就是那个道歉卡，就是。 你看，所以我说这个演艺人员，他这个身体啊，有一个他迈不过去的坎儿。而那一天呢，其实还有那天，他挺感人的。那天他说要道歉了，不演了，观众还在那鼓掌，啊是，还给他打气，还安慰他，然后说这人民艺术家高风亮节，你看看你，对你回来干什么，传染给我们，烧一礼拜。对，这这平人就这么对待我， <laughs> 这都说这孙子你装病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这也不光是演艺界，我上次到人大上课中间也发烧嘛。我要是在香港的话，我就肯定把课取消了。可是你在北京的话，他们通知了很多人，那有很多人是看那么消息去的，就是那那几百人，你临时取消的话，很伤人家的心。对。所以我就就硬撑嘛，结果就就吃了很多药，就乱吃药，什么头孢啊，什么什么，结果当时是撑过去了。 回到香港以后就垮了，对，就连续生病，搞不清楚，就是因为前段时间药乱吃。嗯但但是你没办法，有时候有时候的确是这样的情况。你说这个，你你只能撑下去。不过他们说我的声音变得性感，那个感冒了以后。感冒的声音通常都很性感。轻点的，我跟你说。像 Michael b t o n 轻点的时候是变得性感，这次我体会到了，我还第一次经历，就是在重点的时候啊，就是失声，失去声音，发不出声音来。是。就就就就是这样。那他们，其实。 但其实现在，如果真的说有病要上班或怎么样，还可以戴口罩，嗯，对不对？主持人也戴口罩。我觉得也，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坦白讲，就你两级的，因为你记得以前香港是不流行感冒戴口罩的嘛，嗯，呃，就是从非典那一年开始，就非典那时候不是都叫大家戴口罩嘛？一开始呢，大家戴口罩那个观念是为了自保，是不是？怕人家传染自己。 但是后来呢，慢慢大家就知道，其实口罩它主要的功能是防止传染飞沫给别人，传染别人。那么这个习惯呢，本来我们中国人很少，日本人就有。日本人一感冒还要上班，日本也是工作狂嘛，就都戴上口罩，就都消。然后人家对他也稍微有点防范。那现在我发现香港这几年也变了，香港现在越来越多医生。 一些的医院机构什么就鼓吹一个东西，就是说戴口罩是种礼貌，就如果你今天病了、感冒了，你应该戴戴口罩是保护。由于雾霾的原因啊，现在口罩行业是非常利润非常高，这个上升的非常厉害。但是我去台北，我的感触就是说还是缺乏创意。我们的口罩啊，基本上还是像口罩。那你去台北看看，那些开摩托车的，那都是艺术啊。 嗯，那各种各样的艺术，上面有政治的宣传，有口号，对，有艺术品，有有什么样的有。 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去动动脑筋呢？我跟你说，我想很快就有。你要是 PM 二点五的话，口罩根本没用。他那些研究 PM 二点五的科学家，没一个戴口罩的。 <laughs> 说完全，你跟完全口罩，口罩如果能防 PM 二点五，您就憋死了。你就他那个密度，嗯，而且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徐老师刚才讲的，你看你急了，你吃这个头孢啊什么？对对。我现在发现中国的药店啊严了，就是你晚上啊，你想买这个消炎药啊，急死你啊。 他都二十四小时药店还是怎么着？他不卖给你。哦，过去是真都买得到。要有处方？对，因为现在要求严格了，也也都不我我在北京也买不到。是吧？就但是因为我马上又飞到长沙去了，他们湖南卫视的人就帮我拿来，就我就就其实这个药吃重了，其实是不好的。就是是疾病乱投医。死不卖给你。但是你知道这个国际上的这种规定啊，他们也需要考虑中国国情，呃，就是外国人。 那你看这个外国这个西医啊，你就是这样，你去看嘛，你去看他就是熬着发烧嘛，他都不管你呢，就喝水或者说什么消炎药。你要跟香港医生说，我这咳嗽或者能不能开开开开消炎药？香港医生，嗯，他我母贝雷西有引诱， <laughs> 说我不会给你消炎药的。我，就是，你知道吗？他他就觉得啊，就是消炎药完全不会可以给你。可是你知道中国人就是这个。 一方面他们有人讲说这到底是不是科学？一方面中国人体质跟外国人不一样，老外就就好像熬得住，你吃牛肉的，对吧？中国人他就是过不去啊！你中国人最后你发现没有发烧感冒总是说什么药都不吃，最后最后你总是什么药都吃，你你你中你就是过不去，你不舒服啊！我觉得你医药你要体质不好是吧对，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！你不能说不吃消炎药不打点滴呃都不能弄。 那那这个人就每天这样，他的理据是为了消炎药吃的太多以后，将来就抗药性。对，你以后真的到重要的时候你就没法用。是的。其实感冒，抗生素是不能滥用。呃，就是抗生素。其实真的危害啊，西方人才怕感冒，他们感冒的死亡率远远高过。最近美国就死了好几十个。对。就是不是什么什么禽流感啊，就是普通的流感啊，就死了几十。本来感冒死的人就很多，其实。中国人反而比较少。中国人现在怕的是张晓东这种。 你知道吧？上海哎，上海浦东医院的一个医生哦，已经去世了是吧？对，就是去世。因为他这个去世是大家很很害怕。n 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因为因为他这个大家很害怕，就是因为现在现在大家最怕的就是这个东西会不会人传人？是。就是说如果你是从动物身上，你是从呃鸡鸭传来的话，那这个还可以控制。中国现在几个几个案例，福建有几个，哪里有几个，什么山东有几个什么什么之类。 但是现在就是很多人，香港现在报道说不能排除有有限度的人传人，嗯，有限度的人传，所以上海这个浦东医院这个这个这个，你说还有一个理据是什么？我现在觉得人类这个医学这个进步真有限，跟人类对宇宙的了解也差不多啊。原来这医生才跟我说为什么不让你吃消炎药啊？说因为你这个是病毒性的，你病毒性的现在理论上就没有。 能够克病毒的消炎药，消炎药是杀菌的，细菌是细菌的。嗯，我说啊，原来你们人类发展这么半天，连个这个病毒你们的药都没发明出来呢。嗯你说，不过其实很多种药啊，之所以不能够随便在药房拿，除了说是有抗生素之外，还有一些药是因为它长期下去会对人。 有很大的副作用，比如说类固醇啊这一类的东西，就激素嘛。对激素。激素。那那，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国呢，走这一步其实是科学的，是科学。但是问题是中国有个很很不幸的一个现实，这个现实是什么？比如说你在香港也好，西方其他国家这么严格的管控药房卖药的地方，它的前提是说你要开这种药，或许你说不定你真的你现在病情是需要这种药，但是这个得让医生判断。 那么前提就是你得先去医院，让医生来判断，或者拿一个医生开的方，或者怎么样。那么这里面又有个前提，这个前提是你很容易去看医生。那中国的情况是，为什么那么多人要去二十四小时药房买药？其实看医生太难了，对中国人来讲，去药房变成了一个呃。 变成一个代替医院的一个选择，就对很多中国老百姓来讲，去医院看大夫太困难了。很多老百姓都觉得病要自己治，是啊， <laughs> 他没办法。你知道，我说我要说这个，上次我们去一个部队的，到到部队去，人人军队里一个一个干部，那家伙那叫男子汉豪气，去的一路上他就在发高烧，不行了，但是到了那儿非要陪我们喝酒啊。人说说说说说你不行了怎么办？他路上就打电话让那个军医。 拿过来那个小柴胡，那个，哗，到了酒馆。什么叫小柴胡啊？小柴就是退烧的那种，一个打点滴的。然后叮铃当啷，一个军医跑过来，拿着那个小柴胡的那个输液的架子，说上上上上哪儿去？上厕所去！咔咔咔，给他打上。噌，弄了一会儿，就给他打点滴，把烧退下来。然后来干，好家伙，喝酒！你你醉了没有？打点滴的那个普及率哈，远远高过别的。枪枪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我原来以为啊，这个人到中年以后啊，就我也认为会衰退哈。但我觉得我可能会变得反应越来越慢呢，健忘啊，脑子不行了，可能会影响工作。但是我现在发现啊，我脑子依然好使，甚至脑子还更好使。可是受什么限制啊？身体的限制。嗯。一次次工作。脑子不是身体的一部分吗？一次次工作没做好啊。嗯。都是身体，就是你这个身体开始限制你。嗯。呃，你跟年轻人的时候啊。 不一样了，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了。心有余力不足了，身体开始限制你了。有的时候你看，你你的你你你你现在恢复，你就比二十几岁的时候恢复要差很多，慢很多，慢得多。二十几岁的时候真的是打个点滴一晚上，甭，甚至俩仨钟头你就好了。现在你就是我也是这样，是吧？我现在也是，开始不能太熬了。感冒的时候呢，你像发烧的时候呢，鼓励自己的方法就是说会过去的。 总会会过去的。你看你现在不舒服吧？你总相信过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一个月会过去的。当你想到有些病是再也不会过去了，你的余生啊，这个病一直等着你，会不会更加有点绝望？在这种时候怎么办呢？就看数据，我就会鼓励自己。原来中国每年呢，一百八十万人呃生癌，哦，死于癌的是一百四十万。 平均每三秒钟就有一点三个人在癌症上死亡，你想想你多么幸福啊？为什么？这么多人就这么死掉了？ <coughs> 你看你这不是你啊，你没挤进在这个行列，你完全有可能挤进在这个行列里。就把你的幸福感建立在他人的不幸身上。那那要不怎么办呢？这这叫一将功成万骨枯。啊！ <laughs> 你你不怎么办？因为因为你看就是这三个阶段，一种病就是说。 你现在很苦，但是总过几天会好的。但是你要想到有些病你是不会好的，比方说你的眼镜儿，你的眼睛再不会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一辈子就。心脏病。哎，心脏他的还好了， <laughs> 像我们几个支架。 <laughs> 那还有还有很多身上有很多其他东西，lifetime，有告诉你吃这个药就是 lifetime。 你仔细想想，你是很绝望的。这个是什么？生命、生命医生啊，活着的生命，就是你的余生啊，你的余生啊，不管什么副作用什么，你都要。这个时候你不是看看统计数据，想想中国那么多我们美好的同胞，他们无缘无故的。 对不对啊？你看，没有别人的不幸，他就活不下去， <laughs> 怎么办？太悲惨。 <laughs> 人的幸福是必定建立在他人的人从来都在病，就是说，我的意思说，人，比如说，我们每天都在从小，就算你以为自己很健康的时候，其实都会有一些病，都有一些病变，只是太微末你看不到，或者有些细菌感染，所以一直以来，研究医学史的人，其实就很关键的问题就研究到底什么叫病，并不是那么好定义。你说，我着凉了。 着凉叫不叫病？接下来为您播出《文明启示录》。头晕，那叫不叫病呢？